代时要甲你问啊？一点半啊！你逐摆拢？伊讲五点十一点半要倒十一点半，你讲。我囝无伫厝，免十一点半。哦。啊！十一点半是因为啊，等日煮副十二点一饭个。哦，安尼哦。来食你即摆啦！啊来为食，哈啊， <laughs> 卖衫成钱来啦！你为开始去去去，去到下晡呀？啊你你学堂块爱去较对下边个啊？啊你咱来买背起咧咯。

啊！我即要甲你问，着是讲迄只小花吼，伊用用辛苦去甲割哩，知无？伊无来食，甲割割啊，几斤 <laughs> 对啊！啊，伊着是啊，我起来是问山顶个到吼，伊山顶个到咱厝饲个嘛会哦。伊专工爱迄个味。啊割啊嘞味！啊割割啊几斤块啊？哦，阮阮厝里即摆厝里迄只，就要甲割，伊本来拢坐伫坐伫迄是老陈呢？是另外只好伴呢？ 伊落去高吼高高咧，我讲，你你炒也袂等伊，好啦，伊是安尼啦吼，因为我我落去时，迄条线是圆的，我起来时，迄条菜扁的， <laughs> 我知伊佫用用辛落去高，因为我逐个看到，伊若伊若看落迄山猪屎，什么屎吼，伊就规家伙要甲高啊，嗯嗯， 的有啊，啊，因为伊伊的劲是较较较较。毋是球就是低尔啦，即两种有有条的，球低拢不一了。嗯，咁样呢？你话迄这顶会打球头有无？咱八级起来都转来小国白白。我看，我看。迄迄龙球三啊，我三啊，平。哎，冇打打头，你话打？一年